《锵锵三人行》，这个咱们谈谈咱们的这个电视啊。我觉得这这个这两年呢，就是中国的这个新闻节目，我认为进步不大。是跟谁比进步不大呢？跟中国的娱乐节目比，啊， <laughs> 进步不大。 <laughs> 这个娱乐节目现在又有很多新的这个贡献。嗯。它有时候带来很多新的流行词语。是。你比如说《中国好声音》呢。嗯。我是歌手啊，这都皆知巷闻。 最新的带来的这个话，家辉特爱听。唱 <laughs> 什么？加紧 <laughs> 加锦， <laughs> 哎，你可以看家辉，加紧。哎，对，家辉，加紧，家辉带来，你看看，你看这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人跳水，我不认识这个女的啊。嗯。但是我也不想诋毁人家啊，我只是提出我的合理的一个怀疑啊，也不是表达歧视。我认为整容也不是坏事。我说，我说这么半天，哎，又听我个人的长那个感觉，这是。 这个胸不是是真的。根据你阅胸无数的经历，你说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是吧？没有这个，我有发言权。你有发言权，因为这个图啊，在网上广传你在看这个，这家会爱爱爱看的。假警。什么意思那这个议员的。 他举这个牌子，所以成为这个热议的这个词儿 <laughs> “加紧”，是吧？很多时候我们都都要掌握“加紧”这个原则。 <laughs> 那因为我把那张图放大哈，我特地请我助理下载下来放大，我研究了好久。 <laughs> 我的结论是说，我们不能排除那是真的，我也不能说否定它是假的。为什么？那是灯光效果。 我请我助理啊研究了，比对了上面那个水上面不是有个灯光吗？白色的吗？跟他胸部那个灯光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光谱上面，所以可能那个胸部那个呢是那个光影上。对你这么说也比较严谨了，就是也不能完全。师毕竟是那个博士，就是以有论文的那种角度去研究。 <laughs> 是因为这张照片，因为我注意到他这个这个在水里啊，其实又婷比较了解了你们，就是说它是会上浮的，嗯，对不对？ 她是不是女性的这个这个？要大到某要轻如水的？其实这张照片争议不，这个 <laughs> 这个女女明星的争议不在于这张照片，还有她另外一张照片，我还看到就是说她在起跳的时候不是得双手高举，然后做起跳的动作吗？所以有人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手术的这个疤痕就在一个很明，就是比较敏感的部位？然后让他们觉得，哎，再加上。 是入水之后的照片去做对照，所以才说是整过型。不过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说，这个女明星好想知道是就是哪些女明星会参加，因为有人说整过容的女明星也不敢去跳，因为这五米高的这个压力啊，这一下去就又素颜的，所以哪个女明星有敢？但是不去跳，如果你。 推了这个通告，是不是又表示此地无银 <laughs> 三百两？你说这节目烦不烦？哎，人家范冰冰就会说呀， <laughs> 人家范冰冰就就不去啊。嗯，范冰冰就是前两天在香港，她说这个呃，我的脸和我的身体都是演戏的工具，嗯，我要好好保护它，因为不不要，哎呦。 就是非死没没没没有死， <laughs> 没没有不受伤的。对呀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就看着我呀，我那天我我基本没有看哈，就是 <laughs> 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一段阿雅，因为咱们认识那个台湾那个阿雅嘛，我是看着有点这个不忍。是。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娱乐节目啊，《中国好声音》我也赞赏的，呃，我是歌手，我也是呃赞美的哈。但是到他这个跳水这个，我是看着啊有点。 我当然我看的很少，我看的有点不舒服我看了，我看的时候，我一边看一边跟我我的女人哈，这是我老婆的，意思，我要故意讲的，我好多女人一样哈，以示我的威望。跟我的女人呢说，哎，我真佩服那些人的勇气了。 就像你说，没有不受伤的嘛，瘦下去风险很大的了。而且别说什么女人要素颜，男的要穿泳装，这个那个哈。而且你想一下，穿泳装在那边看到那多么那么多美女，很容易会出手的，对吧？ <laughs> 有生理反应什么哈。那所以说，我觉得是勇气那部分是最好看的，让人家觉得说，你看人家好歹是歌星、明星什么公众人物，人家也敢这样做的话。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那个想报名，我跟我老婆说 <laughs> 行啊，对 <laughs> 对对，家辉他们绝对愿意欢迎你啊，一般就是欢迎这个二三流的明星， <laughs> 是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，这是对的，因为有人说，哎，我看到网上有说哈，大明星就像我是歌手哈，大歌星什么不敢去，但我觉得要倒过来看。 大歌星、大明星多可怜呐，包袱太重。包袱太重。其实他们好玩的，这种多么好玩啊，可以去尝试的事情，他们不能做。因为像范冰冰说什么什么，我的吃饭的工具、表演的工具，他不敢。其实我猜，什么王菲了、陈奕迅了，可能躲在家里。 就非常羡慕这些人敢上台唱歌、敢跳水，我绝对报名的。嗯， <laughs> 所以你看，家辉要不说他也是当不了明星， <laughs> 我就是当明星的人我能理解他们， <laughs> 就是不是这没有什么敢不敢，而是。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我看到的是现在明星谋生艰难呐，就是我就不对，不是敢不敢，而是我凭什么我去干干那个干什么去啊？台湾有一阵子的综艺节目也流行整明星嘛，就是让女明星摸什么那种那个可怕箱，那个叫什么箱子，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，你去尖叫啊，摸它可能是蟑螂、老鼠什么之类，然后让女明星花容失色，或是就让你跳那个叫什么叫蹦极，蹦极 jumping，然后下来就是啊口吐白沫，大家都觉得很开心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就说哎大陆。 的综艺节目开始也玩虐待明星这一招，就是说这个吴米他，我还是觉得他是毕毕竟有应该有他的专业，不然我们的跳水选手不需要训练成这个样子。就是他怎么着，不要让自己受伤，我还很担心这个节目玩出任何一点点闪失，其实都很危险。你知道，还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他显然是跟中国整个的跳水队啊。 专业，这里这是两个的这个合作呀。而在多年以前，中国跳水队是很清高的，肯定不跟不跟你这娱乐节目混在一起。但是现在是完全大转身。他们说，就说这个运这个节目，跳水队的考虑是不是有经济的考虑，或者说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这个节目就能振兴跳水吗？如果说跳水比较冷落的话，跳水运动这能宣扬跳水吗？所以。 哎，我觉得有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呀，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， <laughs>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呃各种事儿能办成的一个秘诀。比方说，人们去看明星，真的是说看他跳水跳的有多好吗？而且有些人说了。 都宣传都很会说呀，我是为了公益呀， <laughs> 是吧？都是为了公益呀，为了一个。可是你站在五米跳台上，咱们也不知道到到这里跟山区里的孩子们有多大的关系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样一说，面子上都能过得去。可是我就是说什么叫揣着明白装糊涂？就像前一阵说的这个抗日，某些抗日的那个武侠剧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抗日。 大家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理由都知道，可是实质上谁都明白，就是个凶杀、暴力、色情嘛。嗯。但是你但是你需要举个需要挂个羊头吗？这完全不冲突嘛？我觉得像你说什么跳水队非常专业，干嘛又跟娱乐圈混在一起？我真的觉得这种想法是自己给自己加上框框了，甚至有点过时，因为我们不能低估观众。 你不能低估这个观众，他觉得看完你跳水的人跳水队跟娱乐乐圈在混，我就不尊重你了。不会了，现在的特别新一代的观众已经在那个呃，我们叫互相怎么讲，crossover，就是把所有不同的领域哈混在一起啊混混搭的时候了。他他完全觉得没有问题嘛，就哎。 别忘记，今天是什么年代？连美国的好莱坞的明星都能当加州家长，呃，州长，加州家长，州长， <laughs> 然后当完州长还回去拍电影的时候，是对我觉得观众是特别新一代的观众没有这种框框，嗯嗯，还有就是说，我觉得明星呃，怎么讲，越越来越愿意参加这种明明要把自己搞丑，明明要不让自己可能会有这个一些危险的这种节目，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拍戏，你的戏也不见得上啊，你拍个。 电视剧拍个段两三个月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排到你这部戏上。但是综艺节目是个保证曝光，而且呢，这个钱是立即进口袋。对对对，我就这么一跳，哎，你看这个光这个周周小姐的这个照片，它是持久度多长啊？这可能好过于她。 认认真真的拍两三场戏啊，一下就火了。而且你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我们为了求得各方面的许可，我们需要说我们为公益。当然，我不排除啊，这些明星也真他是真心真意的为了公益，这都是好事儿啊。我但是我就觉得有个消费男色在里边是不是有个叫吴建豪的？是，我怎么看见有的那个？ 在场的女的，我还第一次见女人这么形容男色，说哇， <clears throat> 十二块腹肌啊，说胸肌都有人鱼线，腹肌也有人鱼线，说哎呀，吴建豪帅哭了，就说这个女人好色到一个这样的程度啊。 说能帅不习惯了哦，以前都是 <laughs> 以前都是男生说哇这女的胸真大，现在男生女生开始欣赏男生同体的时候，你就不习惯我觉得女生懂得欣赏或者说喜欢欣赏男生啊， <laughs> 早就有。现在是这种节目给了一个平台，让女生可以公开来讲。 用一种轻松好玩的，大家听完好玩的。以前不敢讲了，以前可能在姐妹淘之间讲讲，现在公开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性欲的解放、表达的解放是很好的事情。这个就体现在这前跳水冠军高敏身上。那个高敏就跟那个吴建豪就说呀：“说我你要是穿泳裤，其实最后他可能还是害羞，穿了个沙滩裤跳的。但是大家要看吴建豪不穿嘛。” 然后那个高敏当时好像就说：“你要敢穿泳裤，你要穿泳裤跳，我就给你加零点五分。”这个女人呐，这种意识，这个抬头啊，你没看到我今天有改变造型吗？也是想露露一下我的什么线？ <laughs> 我们下一趟回来就没有那件黑色 T 恤了。对对对，佳是有这个线了，但是反过来的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就家辉刚才说的，呃，也让我这个态度有一点呃动摇。嗯。就是我们是不是今天这个社会啊？你从政治你就看得出来，就是啊，过去啊这种有权有名的人是高高在上的。现在自打有了网络啊，你感觉到有一种全球的这种平权。嗯。就是或者说任何一个普通的消费者，甚至我认为现在这个明星啊，你是低于这个观众的。嗯。过去觉得明星很高。 现在你看，慢慢发展到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叫虐虐星时代嘛，就是我老百姓就得你明星就是给我取乐的。有些明星，这个过去啊，反倒是台港艺人比较多，是这样的。比较有这种自觉，就是我就是娱乐观众的，我没我出丑也好，或者我怎么也好，只要你们开心，这也是明星的一种。 态度是，我觉得呃，大陆的综艺节目一直有，就是用一种很快的速度啊，跟其他工业一样，就是在赶上一种潮流。过去我们在大陆很多人都在看什么台湾的《康熙来了》，看台湾的一些节目，然后还包括什么《星光大道》。像《我是歌手》，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《星光大道》大陆，我们知道我们大陆有的那个艺术家。 跑到康熙来了，那就愤而离席了。 <laughs> 小 S 跟我聊这个，你太低了，你这么他完全文化上啊是是不是不一样？但是呃，自从康熙来在内地因为网络的关系而火了以后，哎，大家开始就会要 copy 这个，所以台湾流行这种所谓的素人，或者是说我不要。 一线的歌手，我不需要一大牌的明星，我需要的是一种中间，就是比较你觉得越接近，就像你说，越接近平民的那种歌手，不需要他太红，但他如果可以有出彩的表现的话，反而让这个节目有加分的一个效果。所以会有我们从一般的民众当中去选歌手啦，再从这个二十二三线没有红的歌手，当中，我们再希望他再红一番，这个对比性变成是现在。 综艺节目的一个方向，可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还如果我以台湾人看，我觉得大陆有在赶台湾的这个潮流，而且这中间我们让台湾的歌手或台湾人来帮忙抬轿，但最后呢，光彩绝对不会属于最终的属于台湾人。可是有这个感觉吗？我觉得有这个觉。可是就话说回来有点惭愧哈，你要当然是台湾先流行在华人地区。 可是台湾的那种节目，学小日本的，日本学日本的嘛？日本六零年代开始就是把呃所谓的明星丑化。呃，我不会用丑化两个字哈，以前都说我是明星啊，他是明星，现在是说什么 artist 艺人，艺人就是表演嘛，performer 表演者。 OK，那我觉得光是用的名词不一样，整个定位不一样。我喜欢不仅是你喜欢看什么，我做给你看。我觉得更重要是艺人本身的解放，他自己 enjoy，他自己享受。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，我觉得王菲玩微博是最好的例子。王菲明星了吧，明星高高在上。对，可是呢，好多微博都是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，跟你开玩笑。我觉得。 他不可能是为了用微博来赚粉丝的嘛？他不是马家辉嘛？不是他嘛？啊？呃，可是他真的喜欢享受，因为他真的有那一面。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个案，而且形成这种风气，才对整个娱乐产业是好的，把它更扩大。 更复杂、更多元，我觉得是好事。哎，他看看的比较开阔哈。你这但是，而且你知道，就你刚才讲的，我认为我党啊，应该适当表扬一下湖南卫视。嗯。因为这个《我是歌手》在台湾，你们的电视台都在播。然后我那天看到台湾的一个政治领袖是谁呀？我不知道，出来就开始说的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这个。 <laughs> 说了什么？他那意思啊，就说这个《我是歌手》啊，在赤化台湾。 说台湾应该小心，说大陆这些个综艺节目啊，投入巨大的资金，我就说大片时代嘛。对。那哎，过去说实在的，一个《康熙来了》就把我们给灭了，对吧？对。现在我觉得台港完全不是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陆的这种巨大的资金，这样的去练呢，他觉得形成一个什么呢？就像过去我国有些人比较担心的和平演变，嗯，就是说你们美国好莱坞大片我这我们这么爱看。 <laughs> 的老百姓都去看你们美国大片无形中啊，我们就被你们那个什么了，和平演变了。现在我认为台湾看这个《我是歌手》啊，怎么都有人说政治人物，我就是大家就警惕，大家就担心过头了。我朋友也看，对不对？就说哦，好关心这个赛果，杨宗纬还是林志炫，就最后来个羽泉。所以所有人到最后都问我说：“朱婷怎么会这样？是大陆的这个游戏规则我们搞不懂吗？还是说实力真的有差成这样吗？”所以我意思是说。 所有的台湾人本来应该会被赤化嘛，如果你今天让杨宗纬或者是林志炫拿了第一名，哇，所有台湾人觉得哇，这个大陆节目真是太好看了，哎，结果最后不是啊，大家又冷掉，你知道， <laughs> 你就是，没错，就像我在香港工作一样，你就。 拼了命，到最后，哎，总是该冒出头的时候你就被挡住，你就觉得，哎，我还是台湾人，所以很聪明。这说明湖南卫视啊， <laughs> 这个政治觉悟还是不够高。这要是让我们凤凰来做，那肯定就是台湾的嘛，是吧？ <laughs> 统一了就。 <laughs> 可是也的确，这个在台湾，现在大陆不管电视剧还是这个这个这种。 表呃比赛节目都非常受欢迎嘛。台湾不是最近有个官司吗？对啊。有个电视台用新闻播报的方式，其实。把湖南卫视的《我是歌手》几乎全程播了。我是。相我为什么要告他这个版权问题。哦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说台湾那个政治人物就在提出警告，说你要小，我们要小心大陆靠着这个娱乐节目啊，在文化上面。 甚至是同化台湾，还是什么催眠台湾？你看他有这种感觉。不用管台湾政治的人物，什么都提出警告。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不用管他。重点是说，我觉得那官司很好玩。那个电视台啊，其实是一个报纸全版在骂那个电视台。你看那个电视台全程直播什么什么哈骂他，他呢那个电视台呢在告那个报纸诽谤。 说我们没有全程直播，然后还请你看看我们当天的节目。我们前五分钟报了两个台湾很重要的新闻， <laughs> 后面四个钟头才播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完全就像那个军阀，我忘记是谁啊，张宗昌啊，这抓那个报纸的总编辑嘛，说他诽谤我嘛，说我有八个小老婆，我没有，我就六个， <laughs> 一模一样嘛。像像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哦，这个本来要讲我是跳水啊，结果我发现我是歌手。 <laughs> 这个又廷从台湾不但给我带回眼镜啊， <laughs> 而且带回了台湾人的愤怒。对呀，因为我正好那就决赛隔天我正好在台湾嘛，然后所有朋友看到我的地方说你有没有看？你有没有看？然后为什么结局会是这个？我没看，但是我听他们说这个羽泉啊。 他们是这现场发挥的确实是好，而且好像有个邓超给他们助阵。那个林志炫，当然一般都说是唱的最好的，但是好像是那一场发挥有点问题，是吧？但我常常想说，就是跟我们，就是尤其是这种目前的工作，你演戏啊，这个东西很多见仁见智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今天播新闻，跟你播，我播。 差在哪里？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完全的、呃，很理性的标准，这绝对是完全看现场观众，看你全随便你怎么解释，因为大家的实力不是这么明显的差距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结果是可以、可以、可以不一样的。 <laughs> 我我反而是觉得，当有这种猜测哈。 反而本身就是先戴着那个眼睛去看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嘛，除了你好像好像有人提过一句说，本来的冠军是羽羽羽泉嘛，这组合，说本来在很后面的，后来居上什么。可是后来居上也是是有可能的，可能他表现很好，就像文涛说现场表现很好哈，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。 的时候就突然间说，哎呀，你看一定是有问题，把台湾呃放在后面。除了我可能是台湾观众的一个认同的过敏以外，也当然反映出内地啊，不管是电视节目也好，什么样的比赛，嗯，我们以往不信任嘛，总是觉得有人下个条子就可以，是是是，我突然可以变成跳水冠军，是这个这个和 <laughs> 和和怀疑也不是就说没有过往的历史做资佐证的，我们也也有一些情况也是有操作，但怎么样都是。 电视台获益，就算我们不断的讨论这个节目的热度才会继续存在，就是有争议总比大家觉得哦笃定了就是啊该谁关注谁关注，件事也就过去。这就是电视台获益，就包括这种这个跳水啊，他们就说接下来这个明星还得玩什么呢？对呀，蹦极啊，跳海，跳海，跳楼，跳楼。到我是歌手以前， <laughs> 这还是属于说会干什么的干什么。我觉得从到我是跳水以后。 那家伙就是深的无底了，能能。因为，我那天一边看一边觉得，你说什么我要跳海，我要跳楼是开玩笑哈。我就想，我最想看也是要可以做到的，请明星来互相打拳，泰国拳。哦，我跟你。 哇，肉搏文啊，你想一下，假如王菲对林志玲还穿比基尼，哇，我觉得 <laughs> 一定看的嘛。啊，文涛对文道 <laughs> 穿的比基尼，不会的，人家人家王菲钱挣够了， <laughs> 我觉得要他们就说一种是二三流嘛，一种呢是就说是过气的，嗯，可能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在在打。哎，你知道美国最近一个设境是很有名的，就是两机器人对打。 就是像这个 transformer 一样，操控的人就在后面三 d 然后下面是两个跟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然后现场的工程师当场修机器人，很夸张， <laughs> 这是好莱坞。